又臭又咸！你们看天上那边的黑云不对劲啊！停船停船！大家不要轻举妄动啊！小钱，真是大师兄说的那个人吗？他要干什么呀？不知道。可能。百年前，我被那鬼魔头暗算，元神落入噬魂灯中。可能是趁着仙师人多。 打算抓几个修士的魂魄回去练啊！要是抓，也会挑那几个在天上飞的，轮不到你。放心。师傅去哪了？ <laughs> 这什么事儿啊？李云同学，你们俩出来干什么？快进船舱去！ 大师兄，师傅呢？不知道，我也在场。你们别在外面碍事，快进去！快走咱们快走，我要跟大师兄一起找师傅。少废话，给我进船舱。 水坑怎么在你怀里？糟了，追踪符没用了。大师兄，你怎么了？我闻过这股味儿，噬魂灯一点起来，就是这股臭味儿。看天上，天上，天上怎么那么多人？破衣烂衫的，还看不清脸。 这是人是鬼啊！这个鬼道魔修是有多厉害？旁边那些船，这时候怎么不见人冲出来了？看那条黑云，上面坐着个人，果然是他！他就是大师兄当时说的。我记得那个人是个男的，样子很英俊，但是脸色却仿佛病入膏肓了一样。 带着一层死气，我当时亲耳听见，师傅叫他师兄。师傅真的教过这个人师兄吗？什么样的师祖，能教出他和师傅这两种徒弟？前文武全才，你来吧。兄弟，还是你去，你去。你平时那么傻，真去吧，去吧。小弟能力有限，真的不行。哎，前辈，还是您去吧。对呀，前辈，您德高望重，修为又极高。 只有您能镇得住了。也哎，也罢，就让老夫去会会他。我等正要前往青龙岛赴十年仙逝之约，不知蒋道友挡在此处是何用意呢？仙逝十年一次大吉，多少后辈才俊崭露头角，何等热闹！ 我不过来凑个热闹，顺便看看有没有能栽培的好苗子。以诸君的资质，未必需要这样紧张。原来鬼修是这样，这么一个活得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，就算手段通天，活成个千年王八万年龟，又能长什么脸？谁会在乎呢？ 谁会和他好？谁会拿他当回事？那老头怎么不说话了？ <laughs> 被恶心成那样，他还能说什么呀？哎，同情你老实点，还想跳窗出去送死？怎么着？我要是有他们那样的剑，他们那样的本事，一定上前让他滚一边去。可是我，邪魔外道。 你我就想去看看谁在说话。哎你，啊，他竟然这么年轻！山中无日月，长得年轻说明不了什么。坐的船那么破，身上还破破烂烂的，剑桥都生锈了，至少说明不是有钱人。哎，他是谁啊？不要命了吗？嘘，是木兰山唐满秋真人。 木兰山唐晚秋，那个唐晚秋，他也姓唐，他怎么也在？他和那个男鬼唐晨有什么关系？区区一个，还真是自不量力。唐晨，我求你别招惹他呀！我才挣你五文钱，我还想活命啊！

王真那船裂开了，没事，他能忍。他被压下去了，应该没事，应该没事。就知道叫，怎么没人去帮他？羽箭谁射的？那个魔就从黑云上滚下来了，是师傅射下来的。师傅，他在那艘小船上。童千，你去哪儿？金江文学城，瑞的原著，七二九声工厂。 猫耳 FM 联合出品，《六爻广播剧第一季第九话》。 韩暮春，你好，很好。剩下半人不鬼的半个人，竟还敢替人出头？不 <laughs> 才，一个是自不量力的蝼蚁，一个似人非人的废物。 刚好收入我魂灯之中，送我去问鼎北冥。是水龙。 动，我对付他。那条水龙变成水汽，落回海里了。 本座面前口出狂言，想要问鼎北冥啊？大师兄。 那个黑影就是在群妖谷帮过咱们的那个人吧？是。不过今天他身上的力气比当时重多了。喂，魔神跳下来了，在后面就可跳小就来了，你快快快！大家扶好，这俩魔头要是打起来，船会不会翻呢？咱们的船上都是高人的符咒。 师傅和他那条船呢？谁看见了？没注意啊！这是我行李里有一个千里眼，拿过来给我。是。成贤，你他娘的又要干什么？爹，给我下来！长本事了，连桅杆都敢爬。你干什么？ 我还没问你要干什么呢，我要找师傅，我看你是要找死。少爷，三师叔，那个那个你叫雪什么来着？快过来，给我看好这小子，别让他有危险。小心！师兄，你他刚才在护着我。 我早就说过不应该出门的，夹着我肋骨了。那是因为你太矮了，我胳膊只够得着你的肋骨。都给我进船舱！ 防护符咒全用上了，你死不了。大师兄，这船你是租对了。废话，这世上就没有花钱的，不是？如果按照那个温老板的意思，他让我将那东西交给你的时候，只自称自己是扶摇派弃徒，我还当你认识。这北冥君，应该是自家门派的某位前辈。 虽然身度魔道，心里却向着门派。上次，甚至将自己的异魂镇在了妖谷中。等等，也就是说，他现在三魂少了一魂，元神不完整了。鬼道可是元神的克星，那个魔修看起来又那么不好惹。就算是被明君亲临，会不会吃亏啊？ 我真是先吃萝卜胆操心，两个魔头打架，管他谁吃亏呢？我说小铜钱，铜钱，铜钱，水坑，水坑呢？谁看见他们俩了？少爷，三师叔他们跑到咱们的小船上去了。你看下面，什么？ 师傅，啊！你们怎么？小心！记住了。你们两个进去。师傅，你没事吧？你们。 身都变透明了，以身为灯，他彻底疯了吗？ 口出狂言，想要问鼎北冥啊！他们，邪魔外道，滚！不要怕！这应该就是，虽千万人，吾往矣。 小天，糟了！怎么偏敢在这个时候入定？这片海域仙山灵力本就是个魔性的地方，这么多灵气要是被他全吸进去，经脉非被冲垮了不可。 那个魔修变成了，那就是石魔大。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。那些都被他吸走了。既如此，那我送你一程。 东西连腰都没有，系什么腰带？这符咒谁刻的？刻的什么玩意儿啊？被明军撞上去了！这符咒怎么？别救！ 师傅，铜钱，水坑，你们在哪儿？全身好痛。 怎么感觉不到我的身体我在哪？ 醒了？啊，你，前辈，你是谁？这人不就是青楼二层那半张画像里的人吗？啊，他脚下怎么还有一只死黄鼠狼？ <laughs> 一闭眼再一睁眼，就连你师父也不认得了吗？ 师父，你怎么？是想问，腰长腿短的师父，怎么就变成这样一副人模狗样了？哎，小脏丫头呀，瞧瞧，口水又流一身。也就是你师父我不嫌你，要是换了你大师兄，迟早得把你一锅炖了。哎哎哎！ 鼻涕又蹭师傅一身，师傅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你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啊！你还敢问我？你看看你们几个刻了个什么东西？这这是个追踪符。哎，就你们这样的半吊子，也敢擅动没见过的符咒，胆儿真是肥的能下酒啊。你这追踪符中错了不止一笔，变成了一个半成不成的追魂符。 本来也没什么用，没想到被噬魂灯与万魔之宗的元神强行激发。眼下，他循着北冥君的元神，追到了北冥君的埋骨之地。树下的那具白骨是北冥君的。等等，北冥君已经死了。师傅，你是认识他的吗？哼，托你们几个的福。 我也是才认出来，当年温雅兄给了我三枚铜钱，如今只剩下这一枚了。小春，师傅，师傅，啊，这他真是师祖。 师伯是翻江倒海的鬼修，师祖是个大魔头，可师傅却整天只练活到赛神仙的木剑。难道扶摇派的存在，就是在告诉大家，何为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吗？ <laughs> 你认出来了，终于看清他的脸了。 传说中的万魔之宗，竟然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年人。起来吧，小春。我活着的时候也没见你跪过我，现在装什么样子呢？小秦，抱着小师妹。啊啊！上坟嘛，不比平常，跪一跪仙人也是应该的。这么没大没小，难道是扶摇派的传统？ 我一直以为你身毁形灭，元神是投胎去了，还曾一度将小钱错认成你。毕竟他生辰八字都对得上，混账脾气也有你当年的遗风。可没想到你居然，居然并未离世，反而附在了三枚铜钱上。师父，你既然附身，为什么要附得这样穷酸？ 哪怕找不到金元宝，好歹也找块银锭子不行吗？ <laughs> 若是那样，为师还能见着你吗？早被你花出去解燃眉之急了吧？师傅，我门派现在已然是今非昔比了，早就不像当年那样穷得叮当响了。知道，你出息越发大了，给自己拜了个财神徒。 哈， <laughs> 你在笑什么？师傅，你一魂散在群妖谷，一魂散于噬魂灯，现在就剩下这最后一魂了吧？元神久留人间，又无物依托，就算是北冥君，也得落个形神俱灭吧？ <laughs> 死不死的，不打紧。 师兄呢？死了吗？没有，全然灰飞烟灭。我以一魂之力撞碎了噬魂灯中魂火，算是重创了他。不过你师兄这是以身饲虎将自己与噬魂灯练成了一体，魂魄也成了那鬼灯的精魄，从此不再入轮回，也算不得人了。你可以等他死了。他。 认出你了吗，孩子？我这可是第三次见你了。过来，晚辈有礼了。该称呼他什么呢？如果师傅和他真的很亲近，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听师傅提过一句，也没有来给他收尸？ 你在腥风血雨里也敢岿然入定，是个胆大包天的小东西。当时可是悟到了什么？受前辈与唐真人点化，弟子学到了列位前辈一点：无惧于天，无惧于地，无惧于人的气度。 我扶摇派断绝的血脉又续上了。断绝的血脉续上了。韩暮春，剩下半人不鬼的半个人，竟还敢替人出头？半人不鬼，死掉的黄鼠狼？难道，师傅您？ 你的心眼要是能匀给你四师弟一点就好了。不错，小千，你猜的对。我扶摇派的血脉，早在十几年前就断了。我也是个死人。当时的掌门，也就是我师父，正在闭关的紧要关头，无暇他顾。大弟子蒋鹏在这时候走火入魔，落入鬼道。 我自不量力追踪而去，成了死于噬魂灯的第一个冤魂。只是托了他魔功未成的福，得以剩下一缕元神逃脱，落入一只因雷劫将死的小妖身上，也算是将我扶摇派的掌门印传承下去了。你这小妖躯壳也没什么，就是太馋了点附在已死之身上。 你就不怕元神历劫魂飞魄散，再不能入轮回吗？不打紧，师傅。金楼里的画像是谁撕的？嗯？怎么，没收拾干净吗？哦，那可能是我干的。元神在噬魂灯中受百鬼撕咬之苦，出来以后不免心怀怨气。 再加上那小妖是个死物，刚开始不习惯，有那么一阵子，恐怕是神志不大清楚。师傅，这么温暖的身体，怎么会只是一缕元神呢？我刚落入黄鼠狼的身体时，还不会用四条腿走路，连滚带爬的想去找师傅。 结果，我看见了四圣围攻扶摇山，这才知道，我那师傅，原来竟是个不世出的大魔。四圣乃当时大魔，全都落在扶摇山上，一路从扶摇山打到了这两百里开外的忘忧谷。 惊动的天劫将这山谷烧成了一片火海，此后三年都寸草不生。死生一死三重伤，我估计如果不是他们正好挑他闭关的紧要关头动手，死在古树下的还不知道是谁。只不过我见识又不多，不知道师傅您老人家。 居然已经位列北冥，失敬失敬。好了，小钱，别总抱着我了。来，咱们找片空地。扶摇剑法你已经学完第二式了，现在师傅将这树枝化作木剑，今天就将后面三式一起演示给你。 要看仔细了，师傅，你要走了，为 <laughs> 师好像是第一次见你哭啊。 你刚才不是还无惧天地人吗？怎么这会儿又开始哭鼻子了？师傅，我不学了，你不要教给我好不好？你，你是不想不想要我们了吗？小钱，天也，命也。 就算没有今天的机缘巧合，我也没有几年光景了，照样跟不了你们一辈子。 <laughs> 小钱，你看好。这一次，师傅没有念那个可笑的口诀，也没有故意放慢速度。第一式。 鹏程万里，大鹏展翅，扶摇直上。少年意气，雄心万丈。欲上青天揽明月。第二式，上下求索。路漫漫其修远，须目不斜视，出招刚硬。漫长痛苦又何惧？第三式。 事与愿违，皇天彻地，也不过洪荒蝼蚁；固若金汤，不过浪头杀我。第四式，盛极而衰。三起三落，盛极又如何？源远流长的宿命，谁能逃脱？ 第五式，返璞归真。师傅说过，得道升天和死了有区别吗？原来都是两处茫茫皆不见，从来出来，往去出去吧。 看明白了吗？没有。胡扯！再明白也没有了。小钱，门规还记得吗？关于清理门户的地方是怎么说的？有罪无可恕者，须由同门亲自清理门户。 此乃我派多有逆徒，却仍在仙家占有一席之地的缘由。虽说大道昭昭，理应清净无为，可是修行中人本不该有违初心。既然酿成大祸，天理昭昭，必有一劫。我执掌门派八十年，确实愧对列祖列宗。 也愧对你们师兄弟，因此以神形俱灭发下毒誓，以我三魂替门派挡三次大灾。小春，你大可以不用亲自动手。师傅，若让你寿终正寝，那死在你手下的怨魂的功劳又该如何呢？ 这些在空中发光的符咒，难道就是暗符？你要以魂封魂，哼，能封得住北冥君一魂，我这辈子也算值了。 君呢？他在这枚铜钱上。师傅的身体变透明了。师傅，这枚铜钱就埋在你身边吧。小钱，那黄鼠狼身上有一枚小印，你将它取下来。不。 那是扶摇派的掌门印，回去将它交给你大师兄，以后让他照顾你们。至于剑法，小钱，你该好好练练第二式了。 师父，别走！这，师父。传言，上古有大椿树，以八千岁为春，以八千岁为秋。因以春龄无尽，祝高堂慈父之圣寿无长。 可惜人呐，终究不是草木。木 <laughs> 春真人将那枚铜钱埋进了土里，仿佛是亲手将成钱送入了一个开端。每一代人的上下求索，都是从亲手将父辈埋进土里那一刻开始。 少，凛冽的尘嚣，换作最招摇的年少。是修行浩渺，参不透明心一照。某一日换一袍，尝悲欢味道，奔赴风雨遥遥。 在遥远的过去，在心中回响，踏一步千尘万丈。若宿命漫长，混沌人世无常，前途有多跌宕，不过生死来去茫茫。 自在打闹，堂前的百合记往事迢迢，少年人的暮暮朝朝。再难有依靠，如是否沧桑眼角，百别后浮生在尘埃中修道。 何时乘风扶摇？这样跌撞着奔向要去的天光，听身侧风雨万丈。逆行人艰苦，让心不再惶惶。可否扶摇直上？ 也曾跌撞着奔向远去的天光，听身侧风雨万丈。一心人间苦，让心不再惶惶，从此扶摇直上，回身再看世道苍茫。 和俩弟子失踪了，岛主竟然放出话来，说青龙岛上的一切人力物力都能借给那个大弟子用来找人，之后还给他们一行人安排了住处呢。 <laughs> 有意思，日后倒是想会会这扶摇派的人吧。这是张曼仪，大师兄，师傅让我带给。你。 说什么，少爷？我们这是要回扶摇山？回什么扶摇山？回家当掌门？别开玩笑了！我这辈子唯一会干的行当，就是当少爷。